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六十九集。场上节奏十分紧凑，留给他们寒暄的时间并不多，几乎几人刚刚示意完，都来不及相互介绍，妖兽就出来了。 洛寒抬头时，着实惊讶了。出来的不是任何一个他们练习过的妖兽，而是魔兽。仙魔妖精卫分明，彼此之间互相敌视。其中兽大致可以分为仙兽、妖兽、魔兽。这种分法与其说是按种类，不如说是按政治阵营。被天界驯化的称为仙兽，为仙族服务；相对应的，归顺魔族的称为魔兽。 那些没被驯化又攻击性十足的兽类，未生出神智前是妖兽，生出神智后是妖族。但是妖族并不把妖兽当同类，妖族的生存模式还很原始，大妖自立为王，领地内所有妖兽乃至妖族都是大妖的食物。高阶妖怪对能口吐人言、化为人形的同族都如此，更何况还不算高等生灵的妖兽呢？ 仙族杀妖兽，妖族遇到落单的仙族，同样不会手软。大家谁都别说谁。若是仙族遇上魔兽，那真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场外看到出来一只魔兽的时候，一齐哗然。林崇玉坐在人群中，眼中的光忽然闪了闪。林清霄感受到魔气的那一瞬间，便拔了剑。他低声对洛寒说。 你一会儿站在后面，小心周围。魔兽吞噬仙气，最喜欢使用灵气浓郁的人。洛寒点头，我明白，你也小心。邹继白已经摆出了迎战姿势，他听到林青霄和洛寒一口一个“你小心，你也小心”，忽然觉得不是滋味儿。哎，我身上也有灵气，你们为什么不嘱咐我呀？邹继白说完，完全无人搭理。 这时候，另一队的人已经列队冲上去了。邹继白赶紧收回注意力，全力对付面前的魔兽。在邹继白冲向魔兽的时候，一道剑气从他身后掠过，直接打到魔兽眼睛上。魔兽被冰霜糊住了眼，一时无法辨认方向。在这个间隙，洛涵双手平摊，缓慢的从地上招起灵气，五行灵气绕着他的双手飞舞。 最后凝成一道道明亮的光束。洛寒突然变换了手型，双手合拢，朝魔兽的地方指去。凤，红、金、蓝、绿、黄五种颜色的灵气顿时朝魔兽飞去，将它的四肢层层绕住。魔兽想要抬脚，被黄色的土灵气牢牢束缚在地上。他想要伸手挥开眼睛上的冰晶，才举到一半，又被木灵气用力拉住。 另外一队的六个人发现，打架好像一下子轻松很多，魔兽行动受制，躲闪变得非常迟缓，他们打出的攻击基本百发百中。魔兽张嘴吐出一阵烈焰，还不等烈焰的热度扑到他们身上，就被牵引着化为一道火线，顺着魔兽绕了一圈，最后消弭于无形。好像真的好打了很多，六人队齐齐震惊了。 他们这里也有远程辅助，但是辅助不就是搬搬石头、除除草吗？为什么他们的辅助可以覆盖全场、强势带飞啊？他们惊愕的功夫，魔兽就倒下了。林清霄属性冰，剑气清冽刚正，既克火又克魔，简直全方位压制这只魔兽。 魔兽在林清霄剑下都没撑过一盏茶，就化为一阵碎光，彻底消散了。六人队齐齐愣了，他们大招还没发出，这就结束了。原来并不是他们的错觉，林清霄这一队打怪确实好轻松。场外的古行星君也没想到竟然这么快，观众刚吊起胃口，里面就结束了，颇有些不上不下的。 古行星君见外面的弟子还期待的望着场内，只能悄悄改变阵法，重新放出了几只魔兽出来。怎么打这么快呢？显得他的阵法很弱的样子。他们这一场足足刷了五只魔兽，才意犹未尽的结束。等古行星君一宣布完成，六人队的队长立即使出轻身术，跑到洛寒身边，趁林青霄和邹继白在前线还没回来，悄声问。 你考虑换支队伍吗？其实我们队伍 <coughs> ……队长还没说完，就感受到一阵寒气从身后弥漫过来，不是心理作用，是货真价实的寒气。队长默默把剩下的话吞回肚中，装作无事发生，抬头挺胸的下台了。林青霄站到洛寒身边，淡淡的瞥了前方那个背影一眼。 场内两队人次第下场，场外的弟子交头接耳，鼓掌声不绝。身边的女修一边鼓掌，一边和云梦寒感叹：“哇，他们真的好厉害啊！不愧是第一天就被挑走的人。地狱焰兽在他们手里都这样简单。”云梦寒垂下眸子，低低的应了一声：“是啊，林青霄剑法真厉害，身法也厉害，反正就是又强又好看。” 还有另一个女子，我真的第一次见辅助这么强。以前和师兄组队打妖兽的时候，只有队里最不成器的女子才会留在中心做辅助，其他人都是上前线攻击的，没人愿意留下。实话实说，我以前啊一直看不起辅助，总觉得又弱又鸡肋。没想到真正厉害的辅助并不弱，相反可以指挥全场。 女子说着，露出一脸崇拜，说：“我是水木双系，我一会儿也要选辅助，真的太厉害了！他刚刚站在中心，镇静从容又闪闪发光，像是神一样。”云梦涵不说话，他抬起眼睛，正好看到林清霄和洛寒并肩走下阵法台，和下一队要上的人打了个招呼，就回席位上坐着了。他们一同出征，一同上非洲。 一同训练，如今半个月过去了，云梦涵依然和来时一样弱小，林清霄和洛寒却已经能独当一面。他们站在视线中心，接受众人的欢呼喝彩，而云梦涵是坐在下面鼓掌的那一个。云梦涵敛下眼睛，感受到一种难言的自卑和嫉妒。公开赛之后，所有人都分了队。 最开始的队伍是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亲自挑人、亲自安排队友。可是到了后面，普通弟子组队时，两位星君毫不干涉，任由他们自由选择。很快，十多天过去了，空气中水泽的气息越来越重，希尔米海到了。前一天晚上，洛涵就知道他们第二天要落地，洛涵长长松了口气，连晚上睡觉都在梦下船。 人到底要生活在陆地上，就算非洲飞得再稳，飘在空中和踏在实地感觉完全不同。第二天，他们一早就在甲板上列队。这次的队列和来时有了细微的不同，来时他们按中山的排名站队，这次身边却换成了各自的队友。身边的云层越来越纤薄，一大片蓝色的水泽从他们脚下掠过。 希尔米海靠近银河，名称中还带着一个“海”字，可见这片地方处处都是水。放眼望去，大大小小的湖泊、沼泽星罗棋布。再往远处，是一泓碧蓝的汪洋，这就是希尔米海。非洲外的云雾波动剧烈起来，非洲逐渐下降，渐渐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影。 舱底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非洲落地了。众人眼里都迸发出兴奋。古行星君懒得费力气，照例嘱咐了他们不要往远跑，就放他们下船。弟子们列队下船，洛涵在第一波。他踩到大地上时，终于觉得自己落回了实处。他站在船舱外，深深呼吸久违的地面的空气。 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洛寒，洛寒回头，喊话的人看到果真是他，激动的一个箭步冲过来，竟然真的是你们，我的挚友，你们队里还缺人吗？洛寒回头都没看到面容，就靠他那独一无二的色彩认出了他，叶子楠叶子楠是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洛寒，最开始接到去希尔米海除魔的命令时。 叶子楠是拒绝的。他身为一个战斗力渣渣、十万年都在混日子的人，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打那么危险的凶兽，岂不是刻意刁难他？叶子楠呢？然而家族这样的命令，叶子楠也没办法，只能一步三探的登上了船。在路上，叶子南就猜到林清霄必来，可是洛寒未必。洛寒年纪太小，灵力也低，背景成谜。 无论林清霄还是洛寒背后的人，恐怕都不愿意让洛寒冒险。叶子楠虽然存了跟团队划划水、靠队友带赢的心，但是没有洛寒在中间缓冲，他也不是很敢和林清霄说话。但是现在有洛寒，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了。叶子楠看到洛寒的那一瞬间，简直高兴的要起飞呀！他飞奔过来，恨不得给洛寒一个熊抱。 但是还不等他靠近，一道冷冰冰的剑气从前方升起，逼着他稳稳停在离洛寒三步远的地方。叶子楠无语，果然林清霄也来了。他尴尬了一瞬间，很快就把这种细节抛过，依然眼泪汪汪的看着洛寒：“我的挚友，我可算再见到你了。你肯定还和林清霄一对是吧？你们队伍缺人吗？”洛寒没料到一落地就见到了熟人。 旧时重建，他也很高兴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我们队算不算缺人，不过队中一共有三个人。古行星君说过，我们队人数偏少，若是再多一个，应当也成。当然成。”叶子楠感动的都要落泪了，请务必让我和你们一队，我可以……呃。叶子楠看着从船舱中走出来的林清霄，一时卡壳。 他想不出来，在林清霄面前，他还可以做什么。叶子楠诡异的停顿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可以挖草药。”洛寒想了想，如实说：“这次不同于碧云秘境，我们应该没什么挖草药的机会。”队伍中总是需要有苦力嘛。叶子楠非常熟练的找到了自己的定位，和洛寒套近乎说：“我在外流浪十万多年，各种杂役大小都会点儿。” 我还见机灵敏，跑得快。如果遇到突发情况，不会拖累你们的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